锵锵三人行，这个马博士早就知道了哈。又婷是这个今年才加入我们节目哈，原来还是这个做准备。后来我发现， <laughs> 后来慢慢发现我们根本就没谱是吗？ <laughs> 没有话题的啊，对，有话题没有准备，没有。但是今天我要历史上第一次对吧？以前我们都是没有话题的， <laughs> 今天我命了一个题目，哎，这个题目病，呃，其中有一种病啊，是我发明的。 我这个看这个你们的病啊， <laughs> 主要是看我自己的病，我发明的这么一种病，所以呢，就作为今天的话题，我还让这个宋鑫呢打出这个字幕来，结果他还给我配了个图啊，他的女朋友，他就让他抱着这个东西， <laughs> 女朋友之一，哎，你注意哦，我发明的这个病，可前症，可前症与恋物癖。 哦，这个你有感受没有？听，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儿，就是恋物。你比如很多收藏家，本质上都是恋物癖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见过？就说，哎，如果一个人这没迷上了一个他买不起的东西，这个怎么办？你知道我这有的收藏家，那家伙就是看见喜欢的这个宝贝啊，四个兜翻光了都愿意给，都到那种，其实是一种恋物癖了。因为你把自己翻光了还不算批了。 也把你旁边的人的口袋也翻出来，拿些照片，叫你老婆把他的传下来的钱拿出来去借钱，而且文涛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字，这就是说自己买不起的东西。当你只看重自己买得起的话，你不会满足的。 不会过瘾的，你总是去看你买不起的东西，总是去找你根本可能负担不起的东西来买。 <laughs> 又有你最有体会了， <laughs> 这个女人，哎，我我现在觉得我有这个病，就是啊，你知道，万一啊，你看着一个东西一见钟情，你完全买不起，可是呢，对你买不起的东西的思念呢，蹂躏了你全部的人生。 <laughs> 这就是我这几天的状况。不是不是，这段时你这这个怎么办呢？那就。 你老想他，可是不是给你一个就是呃生活的动力吗？就是说我有一天我要买到它，完全那是绝望，而不是。我这么跟你说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。我这几天在香港啊，这个看房子，我本来没有想买，我也知道我买不起。可是呢，他们说这也是一种践行的方式，对吗？锻炼身体嘛。 <laughs> 看，结果我爱上了一个。 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这个海景啊，香港到处都是海景，对吧？但是我看中这个海景，像山水画一样，它那个看出去啊，那个海啊，海中还有几点仙山，哇，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选择，马博士，就是说啊， <laughs> 我我征求你们这老香港的意见啊， <laughs> 我现在倾家荡产，我能付了这个房子的首期，然后以后我每个月的工资的一大部分，呃，就供他二十。 五年，就是我付完这个首期之后，大概我银行剩下两千块钱左右。 <laughs> 哎，你但是就说我也勉强哈，你知道香港人多黑呀，他蒙你，他就说啊，你首期付不起吧？是，现在又发明一种叫二案 你有莫名其妙一种，不是香港人发明的啦。全世界的财政整个运作制度，就就是有这样做。香港是学过来。可是我听完文涛这样讲，我们精明的香港人马上算得出来，文涛现在银行存款有多少，每个月薪水有多少。因为根据他这样描述，这个房子啊，至少卖两个亿。呃，那没有没有没有。两个亿付三成而你不要怕我算的。两个亿，三成首期就六千万。 那文涛银行有六千万现金，不是，还没讲完不是，不要嫉妒，不要嫉妒。分二十五不要嫉妒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嫉妒。 <laughs> 我最后结论，月薪三十万以上。不要嫉妒。那那老板为什么我只有这么低？差这么多天差地远。老板说，我都没这么多。我跟你说，有有两个亿的，那咱没有去看，那是正面的。 <laughs> 那家伙是正面面着海的那一排，我呢，你知道，要不说捡漏啊，挑着一个地方啊，它实际是在后边但是它在后边它飘出一个角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是在这个角里，哎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没有人是傻子，就是就是这个角，这个角就一靠一套房子出来，这个角能闪出一线海角，那种海角七号，是这线海角呢，它的每尺的价钱。 就比那个当然当然跟他同排的，但是被挡住的那个高得多。你知道，我就看出这么一个角，所以那个至少一点三个亿。光 <laughs> 那个角，光那个角。那我要要重新计算，他月薪大概二十五万，还没有三十万。就是我跟你讲，不要说我没有， <laughs> 我就是有，我现在也不够。我现在觉得啊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但你还没到 P 的程度了。如果到 P 的程度，你就不是恋物 P 的话，那个 P <laughs> 就是你已经到那个。 已经有点就丧心病狂的地步了，是你早就已经，你现在告诉我们是说，哎，我买了一个房子，然后我已经住在里面。但是我说，哎，那文涛你的存款呢？哦，没有了，那个才叫倒屁吧，对不对？对我跟你说，理性的什么样叫倒屁？我给你讲一个你们女同胞的经验。最近出了一个案子，就是在青岛一个商场里，你的天下被网络有没有说？青岛一个商场里，一个三十多四、三十六岁的一个妇女，穿的像个贵妇一样，拿两个翡翠的那个手镯，一个五十多万。 一个三十多万，拿在那儿试戴，戴着就走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服务员追上来呢，掏出那个防狼瓦斯，去去！ <laughs> 服务员眼睛喷伤了，烧伤了。后来就是有计划、有预谋，说这个女的啊，看见这一对翡翠手镯之后一见钟情。她家在威海的，嗯，其实她挣钱很多，但是她怎么也忘不了。 他就是像我一样，咱们也忘不了。忘不了以后呢？那天就买好了这个防狼喷雾，坐长途汽车到青岛，做这件事。哎，拿抢走了这两个手镯之后，回家如常生活，直到警察找到他。对。那这是屁，就是他到了那个病的程度，他完全控制不了嘛。可是你说批的话，应该是要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哈。 那我这种新闻，我们倒要看看，他以前一定有类似的记录。是，可是可能没有偷了，没有去抢了。不仅是偷了，抢那么贵的东西哈。你有没有重复去买房子的？重复去看房子、买房子？有的话就是批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有。啊，我想。我告诉你，我就。我重复去看房子。是吧？ <laughs> 我那有一种很要命的批哈。我曾经有五次的记录是什么样？ 去看房子之后付了定金，哈，要定金对，然后回家就清醒了，回家就这样就退了。有时候很幸运，利用我各种方法跑门路哈，全部退回来。可是有两次退不回来，只退回来一层还是什么样？嗯，没错，你那那个就是屁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屁。然后就是到了就说，我就说这个可钱挣啊，嗯，哎，我每个年代的人都贪财，这个没什么关系啊。但是我怎么我有一个感觉，就今天中国大陆的人。 我和我身边的一些人，我的观察，就这个钱呢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很有趣的发现呢，在这十年间啊，我作为一个大陆居民呢，我的这个价值观呢，已经出现了丰富， <laughs> 我不敢说改变，为什么呢？过去啊，我是嫉贤妒能，你明白？比如说说马家辉文章写得好，或者说谁主持节目主持得好，我嫉妒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才能，我嫉妒。今天我很欣慰的发现啊。 这事儿我完全不嫉妒了。说谁才能好，咱们跟人家学习，赞美人家，我心里啊一点阴影都没有。就这个事情，我完全健康了，想阳光了，想开了。可是呢，我现在发现呢，他写文章多好，我一点都不吃醋了。可是我要听说他做了个广告，收了上千万，我那个妒火呀，那个绿色的火苗能烧半夜。就是我这个嫉妒，我现在就嫉妒人挣钱。那你嫉妒是？我就感觉到这是不是说明我的价值观呢？ 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。很不能，我自从来了香港以后，我就被，我就每天在这种地方挣扎。嗯，就是你的价值观不得不被这种内，我就常说，我经过 LV 的门口的时候，我会问我妈说，我有比里面的人不认真的不认真工作吗？然后我就说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买？为什么他要长得比我可爱一点吗？ <laughs> 他有比我工作多两个小时吗？为什么他可以买五个包？ 我这一个，我可能一个要想个半天这样子，所以你当然会不平衡。我刚在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怒火，对，就是你说的这个妒火，就是为什么、什么原因？那如果你又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，就觉得。 天呐，那这个社会到底要教你什么？就是说，这个价值观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？你到底应该是不是？那如果你，你知道我，我也不想说带个什么。有时候啊，你真的也不需要带个什么 LV 包出去。嗯。但是我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现在香港，只要我带一个真的现在流行的东西在身上。 我的朋友变好多，所有女生，你知道，第一个话题就是，哎呀，你有个 iPhone 4s 啊，然后就开始话题了，你就开始交朋友。但如果你今天穿着真的就是普通了一些些，你用的就是一般手机，大家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跟你聊天，有那种感觉。我常常会讲，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变成一个团体里面女生中的主角，通常你身上一定有一个是从你。 身上带的东西或用的东西变成一个亮点，这是我试验出来的。哎，就是我到一个新团体里面，我必须要用最好的东西。我身上了，我买得起最好的东西。那重点在于，我觉得这无所谓，因为大城市哈，我们比方说我在美国在中西部比较乡下的地方生活过，是另外一种人跟人的交往。 去 New York 去芝加哥又是不一样哈，我觉得重点在于说，除了那个东西以外，你有没有其他的哈？像比方说我们在英国、在美国一些地方，其实我在北京、上海碰到一些男男女女，他也是追崇名牌啊。嗯。可是除了这个以外，他有其他的，他还是会看说。 有其他的看艺术品，或者说有其他的，包括吃很很讲究吃的，怎么样什么样的品味文化哈？嗯，假如你没有其他，我觉得才真的到了 P 的地步，才是值得担心啊。 或者说觉得不舒服的地步哈，我觉得香港是比较单一了，比较没有其他了，除了这个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不用太太所以你看，我就用这个词儿，这个可呀。香港过去有个词儿叫“一颗恨嫁的心”，过去我们大陆人弄不明白，说恨嫁，其实他说的是那种牙痒痒，这个女的想嫁叫恨嫁，这是个广东话里过来的一个词儿。但是我就现在就说这个对钱呢是一种渴，是一种渴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Thank you. 你看网上又闹一事儿，又有一副县长穿出来了， <laughs> 是吧？原来有那个周九更说是戴块表戴出来了，这副县长穿了一双皮鞋，这皮鞋马博士经常穿。我们来 <laughs> 看一看照片啊！这一副县长出去视察工作，这被网友抓住了，菲尔什么 Gam 啊，这是一个菲尔 Gam 啊，说是四千块啊，还是五千块？你知道大陆官员，我觉得有个问题是什么？他的合法的明面的工资啊。 过低，嗯，所以你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摆到台面你没法说，你那个工资条上工资一个月多少钱呢？在几千块钱吧。那人家存了一年买一双福尔刚墨鞋不行吗？而且人家说这是老婆送的生日礼物，得穿在脚上。对，那你老婆钱哪来的？你老婆都没工作， <laughs> 可能他老婆不是公务员，不用管他钱哪来的嘛。而且这个让我想起香港七零年代。 成立反贪污啊廉政公署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个案嘛。因为香港的反贪污的法律有一条是说，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不相配的时候，你要去说明解释哈。就是几乎一模一样，发现有一个人生活非常奢华哈，有钱，把他抓去解释哈。他的理由很简单嘛，也是老婆送的。那老婆钱拿来呢？我老婆卖淫行吗？ 我老婆卖出来卖， <laughs> 对，他是这样说。我老婆她跟谁卖？我卖淫嘛，不能告诉你啊。 <laughs> 他的客人我要保楼，替他保护他客人的隐私嘛。所以这经典的个案哈。哎，这是个理由。后来那个新闻出来之后，有些报纸啊，还把他老太太的照片登出来，就成为另外一个笑话哈。 <laughs> 人家说长那个样子也也能赚那么多钱吗？你怎么卖啊？很胖的女人哈。 有人说好像猪一样断公斤来算来卖才行哈， <laughs> 所以那是经典个案。 <laughs> 可是在大陆我不确定有没有这样的条例。当你好像哎你的支出你的花费很大的时候。 你有责任要去说明吗？这就是所以现在叫官员财产申报制度，大家都在聊这个，我们就不聊了啊。我 <laughs> 我们聊聊鞋。哎，又婷，你你喜欢鞋吧？喜欢，女孩子怎么会不喜欢鞋呢？我男孩子也喜欢鞋啊。是吗？哎呦，你知道那个 s e x and City 里面不就是那个女主角特别爱鞋吗？他们就说。 女人只有穿在穿着高跟鞋的时候，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。 <laughs> 我只有高跟鞋的高度，才能看出这个世界。你才找到人生的制高点是吗？啊，你知道生理学上面说为什么穿高跟鞋吗？为什么穿高跟鞋？这是生理学生理学家的一个说法了哈。穿高跟鞋，女生穿久了，整个身体啊，这生理的器官部分会改变形状，变成说更能够让她的性伴侣感觉到快乐。 哦，对，然后更更别说你穿高跟鞋的时候，身体会向前倾，对，你的姿态，胸部会突出，屁股会翘起来，然后你的生殖器官啊会改变结构形状。 让你的伴侣、你的老公、男朋友更快乐哈，有这个说法。那也是，那也得会走才行。 <laughs> 他有大概就是六五到六寸吧，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。没错，我现在觉得街上很多女的走路已经是啊，脚在身体的最前方了，往前探着走， <laughs> 已经是那样了。是是是是。但是鞋，我跟你讲，爷曾经把我引入迷途。我就跟你说这个 <laughs> 这个这个人呢，这个这个恋物癖啊，我跟我那些朋友没法比，人家是这个古董艺术品，他们可能迷狂。 对吧？我就觉得这个，我也曾经陷入这种恋物癖。我就想起这个鞋，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啊，这是啊，还我从来没见过，我还是在一家店里啊，见着一个人家那个店员给我一个他们产品的画报，我在画报上看见这么一个鞋，凉鞋，你知道吗？我甚至都不知道多少钱，我买不买得起？然后呢，你看就跟爱上一个情人一样，我就不行了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你知道我动用我的。 外国的这个朋友的关系，我的两波朋友去欧洲旅游，我说你要去法国，去去巴黎去问，还有一个朋友啊，巴黎都没有了，然后我就又找一个朋友，动用麻烦人家上纽约这个牌子的分店去问，实际上已经过了季了，已经没有这个鞋了，然后我说你到这个二手市场。 去问， <laughs> 这就反映我这个人过去我是干事业也是这么执着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全在这上头了。 <laughs> 我后来警警醒到，这是病吧？没有重点，你买到了吗？没有，好奇没有买不到。你就是脱遍了人情，大家都帮我去看，最后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，你还在想，你说这个恋物癖吧？因为没有，所以你想。 你买了，说不定就放旁边了。对，买了满足了，就是对。那有两个方法你可以做嘛，文涛。第一个是说，你去二手市场是对的，可是不是去欧洲的二手市场，去中东的。 <laughs> 通常欧洲、美国的一些货品啊，过了季，就卖去中东的市场哈，可能在中东的名牌店。 或者说中东的二手市场就有找得到，要么再没有了。很简单，你把刚才的照片拿去深圳，随便一家店，请他做仿造一个，一定 <laughs> 一定可以嘛？我觉得我做给你，我送给你。我觉得节目出来了以后，你看照片也有了。文涛这么想要，明天凤凰卫视就成千成百的这个鞋，福利来了助嘛，赞助嘛，赞助为了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，是肯定会有观众会把这个鞋从他们脚上脱下来。对，说明你是代言人了，对吧？明天我们就不停的收到拖鞋。 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有天你好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，我等着鞋呢。 这赵文道的说法啊，我这个人呢非常的好色，当时谁的说法也是啊， <laughs> 不，我是我告诉文道， <laughs> 我我是哎，又婷，你不要误解，我说这个好色啊，我是好好色，好一切色，就是呃，照老子的说法，我就叫目迷五色，就是哎呀，我有时候我有时候觉得钱真不应该在别人手里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这么样的喜欢欣赏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商品。 我跟你说，女孩跟我在一起，你们肯定高兴。我愿意陪你们逛商店，不管给我买东西还是给你买东西，这是我的一个乐趣，跟看博物馆是一样的。我就那么样的每天被那么多东西吸引。你就说这次去伦敦，我就看见这个鞋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我又爱上它，我想着它， <laughs> 我看见那个鞋又挺我真实我哪天我给我看见那个鞋呀？我本来一看我不想看，那就是七百欧元。 我从就七千块钱差不多了，对吧？我从上辈子到现在，我也不会买这么贵的鞋，所以我就要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我就那个鞋真漂亮，你知道吗？人要不说欧洲人家设计，中国人你一万年你也比不上，就是说太好看了，太好看。哎呀，我最后就想要不然乘着这个伦敦将要举办奥运的这个东风，是吧？ <laughs> 哎呦，最后当我在犹豫的时候，我突然看清楚了，是七千啊。 七千欧元，那就是七万块钱人民币或者港币。我的天哪！那上面镶钻了吗？ <laughs> 对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你买不起的东西，可是咱们的眼光。 已经能够欣赏他们这个东西， <laughs> 非常的讨厌。谁不懂欣赏七万块钱的东西？真的，每次我挑到一件衣服或什么，就算在任何打折的期间，你挑到都是原价的那一个。 <laughs> 然后，咱们眼光高，你怎么会挑？然后有一天，最近也是逛街，因为香港打折了嘛。然后我就穿了一件就是呃 H and M，大家知道很便宜的一个牌子的那个风衣。我很开心，我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，我就是以我的气质，我可以衬托一个平价的衣服， <laughs> 所以我就穿那。 那个风衣穿了大概从去年穿到现在，我都没换，我很喜欢穿，每天穿，然后就穿去那个专门卖风衣的那家店。没错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我就不信我的气质什么样衣服都 OK 的。然后我就换了那一件，我就想，其实我本来我没有要去买的，我真只是好玩，然后想说可以让我朋友了解，就是衣服是人穿的，不是衣服的问题。就我一穿上去了以后呢。 我朋友说你那件就丢了吧， <laughs> 就说人家就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，真是，你知道你知道？哎呀，你说咱们这么多年这饱读诗书， <laughs> 我跟你说培养的这个审美啊，我什么牌子都不认识，但是我觉得好的东西一看都是最贵的。哎呦，我们教观众这个，我们还是要。 <laughs> 没有，我觉得内地的跟香港有一个不一样的，内地的男孩子哈，不管年轻的还是中年，什么年龄都好。 是蛮爱爱逛街的，而且蛮懂得看东西。反正我是这样啊，我我经常逛街哈，我是喜欢在商店里面看人家。比方说，我喜欢看人家试穿衣服那些女人，可能身材不怎么样，穿得好高兴啊，我就偷笑、暗笑、起臊的。我发现很多内地的男孩子很很虚火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